第二部分第六到十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六到十题。第六到十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。好久不见，您好，您好。作为记者，虽然我自认为已经很资深了，但还是很期待今天的采访。大家都知道，您是前女排国手。 一位尽人皆知的明星运动员，而退役之后，您的生活更引人关注，因为您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。如今，您的小说已确定入围华语科幻星云奖了，您有什么样的感受？这是另一个领域给自己的肯定，我很开心，非常开心。当然，这只能算是一个起点。您觉得写科幻小说和打排球是不一样的？打排球压力很大。 背负了太多国家、球迷和家人给的压力。运动员退役写自传的比较多，您却选择了写科幻小说。您是觉得自己擅长写科幻，还是科幻对您有特别的意义？我从小好奇心就比较重，也喜欢看探索揭秘这种节目，包括外星人这些话题。您觉得作为一个作家，您的优势在哪里？勤奋。打排球教会我很多东西。 我学到了坚持、拼搏、不怕挫折。当别人认为可能没有机会的时候，我还想努力去拼一下。可能只有百分之一的概率，我也想去挑战。这可能就是运动员的性格。运动员退役转型很受关注。您觉得自己的决策算是成功的吗？有些人会觉得我出书了，还入围了奖项，我成功了。我自己倒是觉得，勇于义无反顾的丢掉铁饭碗。 勇于为自己的人生做主，这是我的成功之处。很多人愿意留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，您这样做意味着要终身为自己的生计操劳。您对自己的选择不后悔吗？不会呀，当然刚开始会觉得不安。突然有一天没人给你发工资了，你的医疗卡也被取消了，会觉得我脱离这些以后我能做什么呢？我父母也有顾虑，觉得起码要有一个保障。 但我觉得我要自由，我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我会对自己的将来负责任，不管是好是坏，我都认。我不后悔自己所做的任何选择，就算是错误的，那也是我成长的经历。六，记者为什么期待这次采访？ 七，女的怎么看排球或者是科幻小说？八，女的作为作家，她的优势是什么？ 九，女的认为自己什么地方是成功的？十，对于自己的选择，女的怎么想？